锵枪三人行，你注意到现在啊，真是进入老龄社会了。这个老人谁说不关心呢？现在很多媒体啊，整版整版就在探讨这个老头老太太的问题。哦，呃，他能翻出是非来。嗯，比方说最近就说这个四川达州啊，蒋婆婆年过七旬，这个事儿啊成了这个罗生门了。几个目击者，有目击者见到。 老太太自己摔倒，三个小朋友呢还去扶她，结果老太太攥住了一个小朋友的手不放，弄到医院说她撞的，然后说老太太带着家里人就到这个小朋友三个小朋友家里去了，家里去，据说给钱吧，医药费 <laughs> 对吧？还住上了，住两天，住两天，最后逼得没办法，有一户家长还真的当时就给了钱， <laughs> 但是可能越想越觉得冤得慌，就去报报报警了，就说敲诈勒索。 那么现在似乎裁定的啊是老太太讹人了，嗯，可是最新的消息啊，你相信不相信发毒誓呢？我觉得我呀，我要是用我这个父母生命的这个发誓哈，那我绝对说的是真的。我这个人还是相信这种，但是老太太，老太太的父母不知道是不是还健在啊？老太太现在跟跟社会发毒誓，说我要是骗人，我死全家。 老太太发这种毒誓，全家是连下面对连连下面呢？老太太家儿子，老太太儿子也觉得冤，就说我相信我妈妈，但是确实没人作证。可是问题是老太太自己说就是小孩把她撞倒的，嗯，粉碎性骨折嘛。是，咱们看看这个照片，嗯，这个，这这老婆婆说我要是讹人，我死全家。你看她家人就在后头，你想想，你在这看看，这就是三个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。 可是这个，我刚才想讲啊，就他的儿媳妇，了，太太的儿媳妇她出来说了，她说她这个摔倒啊，是在家里头洗澡的时候摔倒的啊，又出一情况。对啊，他儿媳妇这么讲的。正当他说我全家都死光的时候， <laughs> 儿媳妇就是我可不想 <laughs> 不想被连累，不想死光，别说把我算进去，出来讲了嘛， <laughs> 跟记者说他自己摔的。所以现在地方当局的那个裁决呢，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可靠的。 因为而且还有一些无关的目击证人，主要是那些目击证人是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在这件事上。可是，呃，我觉得有时候中国人发这种毒誓，呃。 <laughs> 你觉得能信吗？其实，其实，比如说，对啊，就包括我在买东西，有时候被骗或者什么，那些骗你的人他也发这类毒誓啊，我谁领到楼某了？对 <laughs> 说，那那那就怎么样？我们有我们是个发誓的年代长大的，嗯，你你这个你很难有我的体会。对我能把一个话说的向毛姐保证。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向毛主席保，证，向毛主席保证，我们就像你看，我现在向毛向毛主席保证。那个时候我们说这个跟放屁似的，你知道吗？向毛主席保证，说是不是真？向毛主席保证，不是，我们我们还小学里边，少先队啊。 就要发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啊这个不是发誓啊，呃，那个是。这个当然是发誓了。这怎么不是发誓呢？对不对这当然是发誓。当然，这个发誓我们是真心的，那是真心，不是那是集体的那种发誓了。那就我说的是小朋友之间诅咒发誓啊，对对。你要你要说错了， <laughs> 你这个担子打坏了，打到一个洞里了， <laughs> <laughs> 说你把我玻璃球偷了，是吧？我没偷，我向毛主席保证，毛主席保证但是呢，要真说死全家。 这种事我不知道你。哎，上次那个我还是挺当真的。哎，就是上次那个老虎的那个呢，那个农民说拍到老虎的那个，不是华南虎那个？哎，华南虎周正义啊，周正义，他不是也发毒誓吗？我记得。然后另外一个人挑战他，好像两个人都发誓嘛，你记得吧？对对对，对对？两，我当时看了就是说两个人必死一个了，就看上去，对不对？但周正义现在还在寻找啊，现在还在。他出狱了，他还在秦岭大山里，天天他老婆说啊。 他坚他坚信他见到过华南虎，他现在每天都去找。可是我觉得像你说发这种毒誓啊，一个人要是就这样子发一个毒誓，我反而觉得我不会相信他了。你怎么能够拿你全家的生命死光这件事情来来做事呢？就有你知道发誓这个东西啊，其实以前的人也会看看人的时候看他发誓的品格。就你发这种誓的人本身。 就已经让你觉得这个人是有点问题或者不太不太恰当，但我不愿意太过指责这个老太太，我反而想讲的是什么呢？这件事呢，很多人又拿来当一个例子，呃，因为同样的情况这不是第一回了，过去几年我们其实。 每隔一个月，或者其实每个月都有好几种这种案件，只不过这回搞大了而已。要不然平常的话，你到处都听到，比如说街上扶一个人，结果那个人诬告你回来。所以现在不是很多家长教小孩，是说你在街上看到人摔倒了，不要随便乱扶。会找早南京，我记得对不对？其实其实相当多，深圳也有对。彭宇案嘛，比如说现在得先这样子，有家长教孩子是这么教你在路上看到有老人摔倒了，你可以扶他，但是要先找到证人。 就说哎，文涛，你看我服了啊，是他摔的啊。对对对。得先这样，最好还手机拍下这个过程。呃，大家都说是人变坏了，说比如说像这个，人家说不是老人变坏，而是说本来就坏嘛，是吧？坏人变老了，坏人变老了，现在有这么一个结论。可是可是我都不相信，我觉得呃。 像这个老老太太，蒋姓蒋是吧？蒋老太太，我不知道她家的情况，但是我有个印象，我过去几次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，我发现大家一窝蜂在骂这些人怎么坏怎么坏。但我仔细看那些人是什么人的时候啊，我注意一个现象，好多这种老人啊，呃，像这个可能还有孩子、孩媳妇儿还好，有好几个过去这种案子里面的老人家，他其实是一个人住。 或者有时候呢，他就像跟孩子住。你看到他家的境况不一定很好，我就常常幻想，就是说，呃，这到底是所谓道德败坏的问题呢，还是一个资源问题？就当然道德败，这肯定是道德败坏。但我常常讲说，今天我们中国太容易做道德谴责，做完道德谴责就做道德教化，你怎么道德教化都没有用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一个道德好不好的社会是看它的整个公共环境好不好。所以公共环境包括什么？包括资源，包括制度。假如我们这个国家老人家全部都老有所养，老人的退休的或者养老生活够好，嗯，不会太糟的话，也许你比较少了动机在街上。 去这么样子来敲诈的，这就是那有那句话叫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”。嗯，这个话呢不对，因为他说的太夸张了。但是呢，他说明了一个啊、环境和资源的因素。有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呃，你看那个司机就会给我讲啊，高速公路上开着开着啊，就一群抬着棺材的人就横在高速公路上，那停车交钱是吧？不交钱那就是这这你撞的，你你你你就就你撞死的。 呃，还有那个，这都是真事儿啊！山沟里的农民往那个高速公路上撒那个大的那个那个铁钉子，就是你爆胎啊！不，我一来就抢啊！不，我又有点反例了。我你们刚才讲这个，当然我们很早孟子就讲了这个衣食足啊之礼，对不对？太穷了，人逼到这样。可是我又突然想起，在革命年代啊。 我讲六十年代哈，比方文科的时候，那时候的生活普遍状况比现在差多了。嗯，可是这一类的事情反而没那么多。哦，其实很简单，因为第一，文革的那个状态是个非常时期，那高压下人这些事情，对人类历史上，其实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个常态。对我革命时代有十几年时间，大家头脑发热。 都在想学雷锋，那是一个很罕见到公路上去撒些冰，而且那会完蛋的。不是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种什么呢？全民呢军事化，对，全民结冰，你就类有点类似于一个准军事集团的组织。这种组织下，只有你，你一弄就是敌我矛盾。但也不仅仅跟经济，我我是稍许有点保留。美国也是这样啊。美国 Back Lady，你在超级市场门口这些老太穿拖鞋的，嗯，他要跌了。 千万别去扶。嗯，阿成那个时候就跟我说了嘛，他说你去扶他了，他是什么？他说你没有得到他授权，碰到他身体，是打官司你就苦了，你以后要一直要保他。他给形容过们，他说这个 b a k lady 就是在超级市场门口出来，颤颤巍巍、颤颤巍巍走到一个车，嗯，慢慢慢慢的钻进去，嗯，等了半天，突然，哇！ 绝尘而去，是 <laughs> 开着车绝尘而去，就是开车是很快那个老头。但是美国他们都知道，所以这个是一个，他相对来说又富足了。哦，不是的，他们我了解那些那些，你讲美国那个情况，因为美国的那些人恰恰也是整个社会里面比较弱势的人。而且第二，这也真的是跟制度有关。你像他为什么那些美国那些老太太啊，她如果又穷一点的话，她敢这么干呢？ 那是因为整个美国的法律制度被扭曲了，就有一堆律师专门帮人家，专就干这种官司赚钱。对，然后比如说那些律师专专门告你什么医疗事故啊，你有没有听过美国很多这种案件？小偷到你家偷东西，在你家门口滑倒了，受伤了。 然后反过来是告你们要赔偿，这都是有那些律师啊。这就说明制度的问题啊，就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，什么人都有。嗯，可是你看美国也有这种人，嗯，可是美国人都特别爱帮人，美国人都是活雷锋，这倒没影响说他们不敢帮你。哎，这倒。是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，我我常常讲，像这种事情，我们今天批评很多道德问题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阵子也谈过，说如果现在很多女孩想要坐在宝马车上笑。 这并不是因些女孩很堕落，而是因为我们社会资源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所以同样，就有点像那年我们讲世世上海世博，不是我也说过嘛？就是说世博会的时候，门口第一天不是排队排的乱七八糟，嗯，丢的满地垃圾嘛。我说这并不是所谓人的道德不好、素质不好，而是。 程序制度管理的问题，因为他们丢垃圾是绕着垃圾桶扔的。嗯，他们为什么绕着垃圾桶扔垃圾呢？那的确扔在地上，为什么不扔垃圾桶里头呢？因为垃圾桶满了嘛，是因为你垃圾桶不够多， <laughs> 清理的不够快。那些人其实是有意识要扔在垃圾桶里，但你一过去满了，他往绕着旁边扔嘛。所以我觉得中国很多问题没有那么抽象。 它不是一个什么抽象的精神道德。跑马拉松的说你半截儿去撒尿了，对，那你一定的距离内你没有一个他能上厕所，是啊，你让他往哪儿？那那叫活人能让尿憋死吗？也是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要是每个人都把这个事情推到社会的话，那这个社会也是无解啊，因为这个问题是，因为你看这个是两面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丢垃圾的时候，嗯。 呃，跟这个你你是自己的一个道德问题，嗯，社会是一个。不过我对这个事情的呃呃体会，倒是我倒蛮理解那个老太太，嗯，我倒蛮理解。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说法不叫批评与自我批评嘛，嗯，那个老太是呃呃欺骗与自我欺骗，你知道，一个自我欺骗的东西哈。如果他真相信了，个欺骗的骗人的意思是，我知道这是白的，然后我说它是红的，这叫骗人。 要是我自己相信它是红的，我真相信它是红了。然后我跟你说，这红的，这红的，红的，我发誓这是红的。你们这是自我欺骗，人自我欺骗是一种保护心理，就是人其实都会有。我我亲戚当中，我记得我印象很深，我亲戚当中有个人，他有一笔钱，然后呢，他跟她的老公就说，她的钱呢，全花在家里，补贴在家用了。然后她跟她父母啊，就是娘家那边呢。 他说：“我这个钱呢，全是给娘家花掉了。”嗯，其实呢，他都说了一半真的，他可能这边也花，那边也花，但是因为他两面都的，说的很极端，所以大家都不相信他。可是他自己呢，你从客观旁边看到他呢他说的都是真话。他觉得我真是全心全意，我的钱全花在你们身上。我跟你说，花在你身上。我跟他说，花在你身上，明白？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，我的感受就是说。 需要推行测谎器， <laughs> 需要用一些科学的测谎器。你说的这个，否则他自我麻醉，你知道，他说多了以后，我相信那个老太到后来就就真相信了。就像周正义真相信自己看到华南虎了。周正义现在就是这样。而且呢，就说呃，你你说的这个也提醒我呀，呃，我们要顾虑，就是现在说的一些老人的行为问题啊，我觉得我们得估计到这个人在衰老的时候的大脑状况。对啊，对啊。其实作为我们年轻人啊，比如很多时候不能理解。 父母，对我就觉得，你是小孩的时候，你随便犯脾气，你犯自拗，父母都宽容你，对吗？但是你看，很多情况下，我们反倒不能宽容父母，因为你知道啊，人过了七十岁，对，就小孩变小了嘛，大脑在萎缩，对，有些他像小孩你看小孩儿。 童言无忌，小孩也会撒谎。对，有时候他也分不清，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。对，而且老年人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偏执，对，莫名其妙的吃醋，莫名其妙的就糊涂，或者是什么都不记得。哎，一方面呢，特别抠，有点钱呢，丢了一块钱他能高血压，是吧？他这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碰见那个江湖大夫，几千块钱都给骗走了，说买药买药，一听就最容易骗的。 就是这老人家，所以不是说瞧不起老人，老人为什么领导人提前退，都是反映了他们的明智啊，他们的智慧啊，他能懂得七八十岁之后，你对你自己的大脑不要太有信心，对吧？那你这些老人，往往觉得这老人为什么这样？其实他已经有点像小孩了。没错，所以我也，所以为什么这回这个包括蒋老太太，我我不太喜欢大家一直骂他是坏人啊，怎么样？ 因为我觉得这种讲法，我我当然不怀疑这里面他可能真的有欺诈，但是你也要有点同情的理解。但是我觉得整个这些事情，其他人都是常态，都好理解。比方小朋友他们的家人，还有这个老太太，他们各执一见，只有一个行为我觉得是过分是不应该的，就是这个老太太的家人呐，嗯，把那老太太放到人家家里去一丢，嗯。 说你们赔钱，你们不赔钱，我家老太就住在你家里，这种做法很离谱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把自己人当人质。你你要推开来讲啊，这种方法其实我们常常看到的，就是把自己家里人当做人质，对不对？你你看，我家里的人放在你这里，你要你你你要对我怎么样？否则的话，你忘了，你放在前面这个人质是你的母亲啊。嗯。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事情离谱。这个就恰恰刚文涛你讲，现在我们刁民多， <laughs> 真的这种人其实相当多，就跟我们之前讲那种抬棺材到马路上，对，要霸着机飞机，对，不愿走，不愿下机，这种事儿，你不觉得中国是抗争吗？真的特别多。这个这个既不合司法又不合道德。我就老跟你们讲，就我那个朋友的那个亲身碰到的嘛，他开工厂的，嗯啊，一个工人脑溢血，嗯，脑溢血，家里人就抬着这个。 个尸体啊，嗯，就抬到工厂门口，嗯，全场别上班，赔一百万，愣说是工伤，那你脑溢血，你中风啊？可是不管那么多啊，就就在这儿就给你闹起来了，你的工厂别开工，你报警啊，你报公安局，我跟你说，公安局都不出警，因为公安局现在啊。 生怕惹出事情来，如果惹出事情来，他这个领导要负责任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这种事情啊，他很怕搞成这个群体性事件，所以他经常呢，他也不爱介入。最后，就你说这是是不是一种刁民的行为，是对吧？当然是有他的社会环境的这个原因了。咱们去下广告，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 而且我还看过一个纪录片啊，就我你我们要设身处地的想啊，说一个老人过现在城市的马路哈，嗯，他的这个知觉啊跟你是不一样的，嗯，眼睛那真叫老眼昏花，是，就是我看过一个 BBC 模拟的，包括他的听觉，他的耳朵，他那个靠那种纤毛啊什么的已经都已经半失聪了，是，那么见到马路周围的那个声音呢，他当时就是我当时产生一个感觉，就是老人在大街上啊。 它周围会产生一个像漩涡一样的感觉，就它完全像是个漩。我跟你说，它本身就昏昏沉沉，就是咱那么多人呐，走来走去，车声啊，汽笛声啊，小孩跑过来，它跟咱的这个意识到周围的这个清醒状态啊是不一样的。嗯，我我还是想讲回啊，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呃，今天中国社会这么多的道德问题、文化问题。 我当然觉得制度或者社会环境不能够承担一切，不能够都说是制度的错、社会的错。但是我常常在想，这这两个争论由来已久，到底是人的素质问题、道德问题、文化问题，还是制度问题？我觉得还是法？对你，你讲文化问题、素质问题或道德问题产生这个情况，对。但是问题是怎么办？你怎么去解决它？我们改造国民性改造了一百多年了。 那么，但是反过来，制度是可操作的，就是看得见的。我们怎么样改变这个制度，改变环境的资源的投放，让比如说穷山恶水要是出刁民的话，你不要想着怎么改刁民，你该让这个穷山恶水。 不是穷山恶水了，相对容易。好的制好的制度就是让刁民变成好人嘛，对，比较容易你让他温饱嘛，你让他温饱思淫欲嘛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 <laughs> 穷山恶水出刁民强啊。 <laughs> 所以我我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这个这个当地司法部门处理的对啊，对，他最后罚的是他那个老太太的儿子啊，是是这这这种你知道这种我对这种做法的，其实这种做法国际上常常可以看到，是你知道有些有些国家。 <coughs> <coughs> 自己的这个这个制度很很差，嗯，呃，做的事情很坏，他他害自己的人民，搞得人家全世界都害怕说你你你不能这个种族清洗，你不能这个杀人民，好。 你要我不杀吧？你要答应我什么条件？给我多少资源？是，这不就把自己家人当人质吧？是，对不对？人家要是冷血一点，说你去杀吧，都是你自己家里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是抱着全世界人民同一个价值观念这样来说，哎，别杀了，别杀了，啊，你这样，说你他还觉得很成功哦。你看他用这个手法，我用这个方法，对我我有这个，我把我把我的人民都作为难民放出来。 给你们看你们怎么办？哦，你别放别放，我们来跟你妥协。这这方法跟他的儿子这个做法是一致。你在这种，这种所谓的流氓刁民啊？为什么？我们今天特别的，就像你刚才讲，你开工厂那个朋友遇到贪官才来的，有效。他为什么有效啊？其实我觉得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整个国家的人对司法制度的信心都不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比如说你坐飞机，为什么误点了？嗯。 你会想霸占这个飞机不下机呢？因为你怕的是，如果我不这么做，后来再追究，他不会赔给我。嗯，那假如你是对于他事后赔偿这个东西有信心的话，你就下机了就回去，回去我投诉你航空公司。这个老外的航空公司都是这样，为什么中国走不通呢？因为我们不相信。 不相信这个东西是走得通的，那么当大家都不太相信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有人就能够，有人就能够趁虚而入。比如说，因为我觉得公安部门不会来查我这事儿嘛，我就拿个棺材来跟你要一百万。你看，我现在就觉得这个中间这个车追尾了哈，我就在马路上看，现在这人都客气多了。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。不用，不用骂人，走了，不用打折。